第七十四集，吃完饭以后，五人在食堂门口分开。周轩还有其他活动，杨卷和赵惰回寝室午睡，牛虫和林和西回校外租的房子。两人把阿拉斯加牵到楼下溜了几圈，掉头返回时，见时间还早，林和西提议道：“不是说要去买日用品？大学城里有超市，现在就可以去。” 尤虫就先回去安顿好狗，林和熙坐在楼下花坛边等他。对方下来的时候，指尖勾着车钥匙。我们去市中心的家居商场。林和熙不赶时间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。两人开车前往市中心，路上等红灯的间隙里，尤虫问他：“这周六你还有事吗？”“没事啊。”林和熙答完，也想起来自己要问的话：“哎。” 你让杨卷在图书馆占座干嘛？尤崇道，去复习考试。林和熙直起身体来，表情稀奇的打量他。你还要复习？他有几分促狭的拉长音调。杨卷不是说你的英语成绩很好吗？尤崇轻扬眉梢，我确实不需要复习。他侧过脸来，唇角微微翘起。你不是也报了六级吗？林和熙面容一僵。 缓缓转过头来，我也要去复习。尤虫目光平静的看向他，你也要去？听到外语就头疼不已。林和熙试图找借口拒绝，我要去美院听课。尤虫丝毫不为所动，美院周末不上课。林和熙久久无言。工作日的家居商场人并不多，两人从门口推了购物车往里走。 漫不经心的环顾四周，林和熙问：“嗯，你要买什么？啊要来市中心的商场？”尤虫停下脚步看他。“我要买什么？”他哼笑一声，“ <laughs> 难道不是应该问我们要买什么吗？”终于反应过来，林和熙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“你想买情侣款的日用品？”尤虫没说话。 推着购物车缓缓朝前走，脸上的笑容渐渐加深。林和熙迈步追上去，故意问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抬手搂住他的肩头，尤虫将人往自己面前带了带：“是你话太多了。”他低下头，视线从林和熙的嘴唇上慢悠悠扫过：“你再这么多话，我就直接在这里亲你了。”林和熙却不以为意。 挪开自己肩上的那条手臂，顺手从身侧货架上拿起一个枕头，语气如常的问：“哎，你觉得这个枕头怎么样？”油虫果真朝他手上的枕头看了一眼，不置可否道：“你喜欢就买。”林和西却将手里的枕头横挡在两人脸前，凑过去亲了油虫的嘴唇一口，然后朝后退开，将枕头放回货架上。 朝面前的人扬眉一笑。既然没有人看见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去找洗漱用品的货架的途中，他们遇见了一对年轻的小情侣。女生盘腿坐在手推车里，手里抱着两个情侣款的漱口杯。男生推着车从他们身边过，林和熙的视线从对方怀里的漱口杯样式上扫过，注意到他的目光去向。 油虫微不可见的扬了扬眉：“你也想坐在车里？”林和熙闻言露出有点夸张的表情：“我坐在车里，大概会把推车坐垮吧。”油虫低笑道： <laughs> “一个手推车的价格也不贵。”林和熙登时有些无言，找到摆放漱口杯的区域，指着货架上那对小情侣拿的同款，语气带笑道。 我用蓝色，你用粉色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尤虫脸色骤变，粉色你自己留着用。瞥见他那如临大敌般的神情，林和熙有些想笑，还是努力忍了下来，又指着旁边的另一对情侣款说：“那你用兔子图案，我用老虎图案。”尤虫更是满脸的一言难尽。兔子我也不用。林和熙失望的叹了口气。 一双圆润黝黑的眼睛定定望向他，唉，你不想跟我一起用情侣款吗？明知道他是在装腔作势，对上林和熙那双灼灼发亮的眼眸时，再配上他那头乌黑柔软、乖巧尽显的短发，尤虫怎么都冷不下脸来，只能偏过脸去，又气又好笑的开口：“又不是女人，用什么粉色和兔子？” 你就不能选点其他我能用的颜色和图案？林和熙话里的失望更明显。可是这排货架上就只有这两对是情侣款的了。尤虫沉默片刻，最后还是松口道：“唉，那就买吧。”林和熙一秒变脸，笑容满面的问：“你要粉色还是兔子图案？”没有纠正他的话，尤虫语气漫不经心：“你喜欢粉色还是兔子？” 并未多想，林和熙略作思考，随即笑眯眯的道：“嗯，那就粉色吧。”油虫从货架上拿起那两个杯子，放入购物车内，整个过程中皆是神情平静，似是有些不太相信，油虫对粉色接受的这样快。林和熙不动声色的抬眸打量他，结果是不但没能从对方脸上看出任何异样。 反而还被油虫抓了个正着。对方意味不明的眯了眯眼眸，有几分意味深长的审视他。看我干什么？还是说，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林和熙略有心虚的收回目光，转过身往前走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油虫站在他身后，盯着他的背影，若有所思的掀了掀唇角。 两人又去买了其他一些家居用品，先去地下停车场放东西，再搭电梯去商场楼上的餐厅吃晚饭。从商场出来等电梯的时候，他们遇见了林童和林家的司机。林童兴冲冲地跑过来跟尤虫打招呼，又有些失望地问：“虫哥，生日那天我还没见到你，你怎么就提前走了？”尤虫道：“临时有点事。” 林彤点点头，也不再追问，终于将目光挪向站在油虫身侧的林和西，然后不悦地皱起眉来：“你怎么在这里啊？”林和西面上笑意浓浓，故意学着他的语气说：“我和虫哥来逛商场啊。”林彤果真被他的话气到，瞪着眼睛问：“就你们两个人？”林和西笑着点头，咬着重音，一字一顿。 就我们两个人，林童恼怒不已，索性不再和他说话，转而问尤虫道：“虫哥，你们来买什么东西？”啊？”尤虫道：“买点日用品。”林童一愣，下意识的觉得有些不对劲：“你们来买日用品？”尤虫没有再答话。恰逢电梯已经到他们所在楼层。 尤虫和他简短道别，就进了电梯里。林和熙跟在尤虫身后走进去，转过身来朝站在电梯外的林童抬起手，懒洋洋地摆了摆，在电梯门合上以前，对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来。我们不仅一起来买东西，还要一起去吃晚饭。林童气急败坏，也只能立在原地朝他干瞪眼。梯箱内只有他们两人。 电梯层层下降，林和熙侧过身来，抬眸望向站在斜后方的游虫，后者偏过脸来问：“看我干嘛？”林和熙笑了起来，半是玩笑，半是认真的补充：“我这不是怕你又说我欺负他吗？”游虫瞥他一眼，眉梢微扬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欺负他这样的话？”说倒是没说过。林和熙神色诧异又费解。 可你不是一直都和林童关系很好吗？尤崇道，那是在喜欢上你以前。林和熙下意识的看向他，你不是和他关系不好吗？尤崇满脸不以为意，你和他之间的轻重，难道我会蠢到分不清楚？林和熙忍不住扬了扬唇角。更何况，尤虫拧起眉来，他虽然本性不坏，但是到了这个年龄，也该学着自己懂事了。